课文四，在学校前边说话的那个人就是我的汉语老师，你可能不认识他，是新来的汉语老师吗？是去年来的，他姓王，二十八岁，他比我们老师小两岁。说话。 可能，去年，性。